锵锵三人行。 今天咱们这个很时尚啊，因为咱们请来了这个著名的《VOGUE》杂志这个中文版的主编啊，总编这名就很洋，叫什么来着？安吉安吉丽娜？安吉丽卡？安吉丽卡？叫张宇好了。我就喜欢叫洋名，安吉丽卡。他是他，他其实是法国人， <laughs> 有有时候也冒充英国人，是吗？ <laughs> 现在国籍这么多了，对对对，哪儿有时装周啊？我都没去过， <laughs> 所以那一定得去一次。他们整天就是说。 说时装周都坐第一排的是吧？都是这个，所以时尚那个有些现在有人讲什么时尚都有那个权力榜啊什么的。 你我看你也是，我基本上上榜，对，基本上都在上面那里。就他们的公敌是吧？ <laughs> 公敌 <laughs> 是的。今天我要让你成为一些明星的公敌。哎呦，对，因为呢，我见人家好莱坞做节目，这个每到那个奥斯卡电影奖都整这个，就是找一个时尚专家，逐个的就点评，就走红地毯的这些个，他们穿的怎么样？ 对吧？所以今天呢，我让你这个批评一下。哎呦，他们好， <laughs> 金马奖的， <laughs> 对对对，人家是专家嘛，对吧？专家，哎，这个这次金马奖出个笑话，你知不文道？就那个狄龙，狄龙大哥。哦，我知道，好像说什么，喊错名字是吧？让人以为有谁得奖了。他没喊错，他是就念了一遍那个候选名单嘛。但是念的那个节奏感可能也不是，就是他念完了，念完了，接着他就说呀。 这个现在我宣布得奖者是，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他把候选名单又念了一遍，又念了一遍，所以念排在第一个的那位一下子以为就得奖了，哎呀， <laughs> 好尴尬呀，不尴尬，不尴尬，无巧不成书，哎，结果得奖的就是那第一个，哎呦， <laughs> 所以咱再看看，现在我来公布一下最佳新导演入围的，我们要看啊，我们入围的影片啊，对了，好的。 在主持人蔡康永提醒下，资深影帝狄龙和导演吴宇森这才想起还有入围影片，但这时恐怕都没人料到，状况还在后头。陈哲义，妈妈不在家。一听到自己的名字，以为得奖的新加坡导演陈哲艺立刻就要上台领奖，但颁奖人狄龙却继续念起入围名单。韩奖，我们现在是在报那个入围的人选哈，他是。 啊，不好意思，没没了。他是在宣读那个入围的名单了，对对？对。所以呃，得奖名单在吴宇森导演的手上吧？好好好。所以，那最后得奖的还是新加坡这个导演嘛？ <laughs> 对确实是。你觉得他是故意的还是？我觉得他不是，他不是，不像是故意的，这像是纯粹就是搞错了。但就说明咱们以后到这种场合，真是不能着急。 对吗？哎，我觉得他也不是着急，说不定就真的是有点上年纪了。 <laughs> 狄龙大哥有点不是，我说那个后中奖者啊，不要着急，别着急站起来，对对，怎么样？得先看一看左右，是察言观色。你晚点站起来，只能显得你这个大气稳重，什么上档次 <laughs> 是吧？你早点站起来，显得有点猴急。 <laughs> 刚才这个，这就让我想起，你记得吗？上有一年那个北京，这是很著名的嘛？北京举办那个呃，不是北京申奥。 北京申奥，经历过很多次失败嘛？是上一次就是失败的那次，也是大家太着急了。 一下子把那个鞭炮、礼花全放起来，以为中了，其实好像萨马兰奇呢，就是候选名单，也是念候选名单， <laughs> P.K. 加北京，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大家只能听这电 P.K. 这名字，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都是法国话，是吧？没错，对，讲法文的没错。但这个是是很常见的情况，听起来，嗯，对不对？所以所有要去得奖的人，要去拿奖的人都应该要准备这个状况，就是因为看你这么说的话，应该常常有这种，就是先。 把候选的名单念一遍，对对对，要千呼万唤使出来，是吧？所以，但是现在这明星们都急着彩虹地毯，因此现在呢，咱们这个安吉丽卡啊， <laughs> 安吉丽卡，张宇，张宇，你好，张宇，你来给我点评点评啊，这个这这次明星他穿出来金马奖的，你看这是这个主持人蔡康永，你觉得这怎么样？这很抢镜了啊。 很抢镜啊！有没有觉得有点不要脸呢？呃，看到自己的心，他 <laughs> 我会不会推荐这样的衣服的？你不，你觉得？对呀，但是这跟他的性格和他的自己的形象，对呀，很很吻合。但我觉得这是看人的。但是他这样穿的多了，可能大家已经不会觉得吃惊了。对对对，对，反而有一天正正经经的穿一身衣服，可搞不好可能还会引起人注意。对对对，这是他的标志了。你再看下边。 哎，这是黄渤，感觉是内蒙古刚牧马回来的是候， <laughs> 这怎么样呢？ <laughs> 这没什么感觉了，对他， <laughs> 你觉得男的上去，就是说他穿的还是蛮隆重的，希望自己有点性格，对吧？哦。然后呢，就是感觉上呢，还是比较的，呃，处理的稍微的那个轻松一点。你觉得？我觉得他是，我个人认为啊。 衣服还是不错的啦，但是跟这个场合比起来，好像稍微的、稍微的衣服啊，那个靴子啊，配起来有点怪了。就像你说的，但是看这明星，他走红地毯，看他自己的目的啊，对不对？每个人目的都不一样，不一定都是让你叫好的呀。没错，没错。咱再看下边哎、章子怡啊，这个这个章子怡，这是香奈儿的这个裙子，网上已经很快就被人说了，是去年道是一看就知道是香奈儿的，呃。 对呀，去年的哎，后来后来看人被人家提醒了一下，说到底是哪一季的，望一望，是一年前的秋冬，好像是还是春夏，对对对？哦，这个这个是就算是，对，就是时装圈有些人马上就说了，哎呀，这怎么穿过去的旧季的过季的衣服？旧款的了。旧款的，这在红地毯上比较少见，哎，一般都是想穿更新的，甚至没有见过的，所以这个一看呢，就是被人家就说，哎呀，怎么穿旧衣服？ 哎，跟着汪峰日子变穷了是？是， <laughs> 这就是啊。那可能给他选衣服的人，这压力就大了。 <laughs> 这个是哎，Mark Jacob，他他可能走一个比较休闲的样子。这叫什么牌子？Mark Jacob，Mark Jacob，Mark Jacob，哦，好像是。这是休闲的。我不敢百分之百的肯定，稍微的他是裤装嘛，潇洒一些。那可能跟赵薇最近做导演，对不对？想给大家一个比较轻松自信的样子，就是好像不是那个 try too m 揣 c h 啊，一定要摆的。哎，我我我感觉我。 看了以后给我的信息是这样的。哎，我也同意这点，我同意。你再看下边，这个这就典型的红地毯要 glamorous 一些，要性感一些。然后这好像是 Alice up，Alice up 是很多那个中国的明星特别喜欢的。为什么呢？就这几年突然之间，为什么呢？它是一个挺高定的一个品牌，中东那里呃出出来的。然后呢，就是呃，其实呢，时尚度很低的这个品牌，基本上就是就是这种性感美。 然后华丽，所以受到很多人的那个推崇。其实最早是范冰冰穿出来的，对对对。几年前范冰冰突然出现穿那个爱丽莎吧，后来这个明星就都开始就问这个是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明星的这个宣传的威力还是蛮大的，就是肉感就是性感是吧？这个也是爱丽莎。然后这个，哎，这个我觉得好像它跟李冰冰是一个牌子，一个牌子。你看是一个系列的呀，你看颜色和它的那个蕾丝。 其实一看的看得出来是同一个系列的，只不过稍微有点变化。就这个品牌是它的比较典型的嘛，就给你一点变化，但其实差不多。这个呢？这个 Valentino 舒淇是大家都我觉得最叫好的。对，这次也说舒舒淇是赢了这个没没拿奖杯的这个奖啊，就大家都觉得她她的形象好像最吸引人。是又年轻又华丽，但是有点俏皮，对不对？给她还是很年轻。你看她回眸一笑，自己也挺会 pose 的。哎哎。 哎，就跟别人都不一样，嗯、让你看他的背，这是林青霞啊。嗯，这个怎么样？ <laughs> 看见像一团青霞这个，哎，我觉得我是他的造型师啊，我可能觉得加的东西太多了一点啊。外边那个披肩和那个手套，嗯，就是感觉上有没有这个必要？嗯，对吧？青霞自己很有气势，但是衣服呢，稍微的把他自己本身的气质呢给压掉了，是不是？ 广州话讲有点像伦敦呢，就是伦敦呢，哎呀，你都知道，对，有点累赘，有点堆哈。对，这个呢，这个曼玉 Maggie 很少见的样子啊，通通常是比较的，呃，张曼玉算是在明星里边比较懂时尚的，有个性，就是说我不追求名牌，我一定要 mix and match，我自己会搭配嘛。然后呢，这个是属于比较少见的，她比较保守的。 比较传统的样子，这是个，这好像是 Valentino 是吧？不知道，应该是啊。嗯。然后呢，我觉得我看的时候还稍微有点吃惊的，多多少少。你觉得这身衣服好吗？衣服很好看，很好看。我就说，只是对于张曼玉的了解，她总是觉得让别人看看，我不是说就是穿那一件，我还有点自己的东西，有点变化，让人看到我有我有点我的个性嘛。啊。所以在这个看来，就好像，哎，走了传统一点的路线，但是还是很美的。这位呢？ 这个是一个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的品牌，叫 Antonio b a h a d i 嗯，哎，稍微小众一些的。嗯，呃，我问你，这人是谁？这郑秀文吧？ <laughs> 郑秀文吗？啊，这是郑秀，我没认出来，这是郑秀文吗？郑秀文，整容了吧？没有没有，这是郑秀文吗？是。郑秀文长这么高了吗？ <laughs> 那人的细高一点的那个那个廓形，整容整不高，就会显得高了。他 <laughs> 是怎么个整容法？郑秀文穿成那样合适吗？你觉得？郑秀文一向就有点潇洒劲儿嘛，哦，对吧？我觉得还是蛮有气场。的。裤装啊，常常是这样而且在很多蕾丝长裙露的很多的这么一个场合，他穿穿那么一个那么帅的有个长，很突出。哎，很突出。嗯，就是已经想到一个很 handsome 帅的那么个字儿。 哎哎好，所以这红毯上啊，就是说你要有自己的办法。对对对，有的时候呢，穿得特别的鲜亮是个抢镜的方式；有的时候呢，穿的不太一样，就跟那个那个什么电影《安娜·卡列尼娜》那个时候大家都记得，对不对？她出现穿了一身黑，嗯，最简单的黑裙子，嗯，然后被人家都注意到了，嗯，因为周围的人都太过显光鲜了，嗯，所以这也是一个方式啦。红毯上，但是你要是我觉得这个明星们也都挺不容易的。 怎么叫不容易呢？就在红毯上怎么样？因为你参加红毯，为什么？为了媒体曝光嘛。接受你的挑剔啊！嗯， <laughs> 我还是蛮蛮厚道的。但 <laughs> 是但是，安吉丽卡真是让我感觉到专业的一面哈！这家伙啪啪啪啪牌子都能说得出来，这我连我自己买的衣服是什么牌子我都记不住。 <laughs>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张宇给咱们开了开时装的这个窍啊！对，是。但是你说什么叫时尚触觉？ 你们老说就说谁他特别有这个触觉，这指什么呢？没有啦，其实说这个话的人都是行内的人，希望对吧？让大家觉得微妙一点，好像挺神秘的。其实也没有什么了，每个人的对时尚的感受都不一样。明星和明星不一样，有的明星对这一点认识没有，就真的是依赖身边的人；有的明星呢，自己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哦，每个人真的是不一样的。那那依赖。 这个助手的人，有的时候就要看情况呗，对吧？有的时候，有的明星有代言，嗯，比如说像周迅，他基本上他都是穿香奈儿的衣服嘛，嗯，因为他跟香奈儿是有一个代言的一个合约的嘛，就叫现在叫做 friends of the brand，就是品牌的朋友，哎，也不是完完全全的像代言人，但是其实是那么个关系，所以他就基本上那他就他这个衣服是给他的吗？呃。 都有情，那就看跟品牌的关系了。通常红地毯的衣服呢，可能是借比较多，因为呢那个衣服穿一次，其实也不会穿第二次了。明星来讲，他也觉得意义也不是大。哎，就像你刚才说这个，就是章子怡，你说她穿的那个衣服，你一看，你说这是去年的款式，这个是不是就挺挺丢人的？这要在时时时时尚界来说。 这事儿就看你怎么想，我觉得最主要是你自己怎么觉得。我觉得穿衣服其实是不是给小小苏的这个时尚圈的专业人看呢，还是给更多的电视前的观众看？我觉得对于明星来讲，还是给人看的。哎，虽然我知道，但是知道的人其实不多的。最主要还要穿上去达到他的目的，要漂亮，然后吸引很多的媒体的关注，这其实是最主要。做红地毯，不然的话是为什么呢？嗯。 为了宣传呐，也也不一定是，也这个说到底还是要看人，嗯，因为有的明星他忽然之间穿一个好多年前的一个东西出来，会有很奇特的效果。Vintage，对啊，因为那真的是看人，得看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平常给人什么印象。像比如说刚才我们讲蔡康永，蔡康永再奇怪，大家也都见怪不怪了，就甚至觉得他该这样。 但假如比如说有一天，假如像你穿成蔡康永那样，后面也来一匹马， <laughs> 那就被人踢了， <laughs> 那就很奇怪了，是不是？ <laughs> 所以真的看人，因为有的女性她真的会忽然穿一个很奇怪的、很老的衣服，男星其实更多。对，那到这大家就觉得无所谓，因为他是这样。是的，其实现在 vintage 是一个非常的是挺显示品味的。 比如说我妈妈的一件，或者是都是很好的，但是我觉得中国的明星还没有到这个阶段。你觉得中国的明星现在到这个外国国际场合去，这个会让人家觉得是什么土豪子？这什么什么会觉得土吗？现在好多了，前几年真的是疯狂了一阵。前几年去有的时候啊，我都恨不得藏在坐在那，因为经常的有小明星坐在你边上啊，坐过去打扮成那个样子，然后很多人认不认识的人嘛。 海外的一些人就问我：“哎，这是谁啊？怎么回事？”我都恨不得，我就觉得挺不好意思的。为什么？他们什么样？你跟我说。因为就是打扮的太过过了，就是就是一看就是。 摆摆明了，就是我来争取这个，大家要注意镜头。就是我就觉得稍微的有点 cheap 的感觉。他们穿的不也是国际名牌吗？一般都是名牌。对。但是就是搭配的呃办法，就是呃要尊重场合。这几年好多了，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呢，人也要厚道一些。那几年那时候网络媒体啊，也也也挺骂这些明星的。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些明星都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嗯。那人家过去没有接触过时尚圈，也没有。 去过红地毯、时装周是什么样子？他就觉得这就是红地毯。其实时装周和红地毯是两回事。然后他去了，他希望，其实他还挺认真的，就是想自己打扮的漂亮一点。这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后来现在这两年，你看他们，我觉得好多了。时装周，我不觉得那么尴尬。有的时候你坐在那里，真的是觉得，哎呦喂，怪丢人的。就是大家都看着你，就是哎，你们这中国的明星怎么打扮成这样子？你觉得你见过的一个最奇怪的是什么模样呢？我都忘记，我就记得有。 有那么一一年，有一年一两年吧，大概是有几个，就大概不是你要说又也不是章子怡这样的人，但一堆。 都去，突然之间大家都去，就是给你的感觉就像是在巴黎的香奈儿那个店外边那排着队的长龙的中国人的感觉，就是人很多。嗯，但是确实有人有点让你有点不自在嘛，看了稍微是不是？就是都在那里，但是我觉得他们其实进步的挺快的。这两年你看吧，就是这种特别尴尬的情况很少了。然后我跟他们交流交流吧，也发现理解他们的难处。你想啊，中国明星到海外没有事。 对不对？你你是个 nobody，然后你再穿的特别的净、特别素，人家都以为你不是明星呢，嗯，以为你是啥工作人员的，因为中国明星又长得又小， <laughs> 然后又对吧？人家不认，所以呢，那个时候我记得。 第一年那个时候，范冰冰穿龙袍的时候，龙袍我还觉得怎么穿个这个真是的，就好像有点为了争取不光啊，太明显了，你这个痕迹太重了。但是后来我就跟他们也聊一聊，后来好像第二年李冰冰也去一个什么节嘛，那时候也问我们说，哎，看看。 冰冰穿什么衣服？我们推荐了一些，他他们都觉得太低调了。哎，他觉得像范冰冰的那种龙袍的那种效果。后来我记得是郭培给他做了一件，也是有点龙袍意思的这种中国的什么的。当时呢，他就说他是因为要不然的话，被那些金发碧眼的明星、好莱坞明星完全就压倒了。所以至少这件衣服呢，得到了西方媒体的注意。 就看到了，哎，至少他叫不出名字，说，哎，穿那件什么什么那个裙子的那个中国明星是谁？但是问题是这个注意，你要穿一熊猫，他也很注意。 <laughs> 但这个注意有没有好注意跟不好的注意的？这个问题很好。在广告之后让他回答一下，《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刚才文道不就问你是好的注意和坏的注意对明星？ 嗯， <laughs> 反正很多明星来讲，好的注意，坏的注意，有注意就好。对对，黑猫白猫也比没注意好。是黑猫白猫的那个那个，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呢有知名度了。哎，我觉得一线像子怡啊、李冰冰、范冰冰啊、Maggie，对吧？都很有知知名度。这时候他们更关心自己的形象问题了。刚开始，我觉得他们呢也对，刚开始连人认识你都不认识你，谈何形象？ 所以先引起注意再说。哎，我觉得他们基本上的战略是就是这样子的。哎，先注意，现在开始注意了。然后你看他们，我觉得啊。 这个红毯的形象呢，某种程度上，你跟品牌挂钩有一个好处，就是有些明星其实他自己没有个人风格，嗯，他也不知道该喜欢什么风格，就觉得要漂亮，就这么一句话，你想怎么样漂亮就行，但是漂亮有上千万种，对不对？对。然后你要怎么样漂亮自己不知道，所以你觉得吧，比如说像香奈儿跟周迅的这个合作，呃，对香奈儿是个宣传，通过明星，但是对于明星自己，也给他了一个风格，嗯。 对不对？像李冰冰也是跟 GUCCI 的合作，她本来你觉得她是个 GUCCI 哥的样子，不是的，因为 GUCCI 很 clubbing 然后晚上夜店那个样子的。其实本来冰冰不是那样的一个，她是长得个贤妻良母的样子。哎，但是跟 GUCCI 合作以后，我觉得她的形象也变，也在转变，也该开始给她一个形象。嗯，这些人其实因为到海外去不容易啊，你看周迅。 每次时装周，因为香奈儿时装，他都呃，秀他都去的嘛。我基本上时装周看秀，看完秀就出去的，我不去后台的，也不去跟设计师打招呼，因为嫌人太多啊，就很多人都涌在那里。那那像香奈儿的 Chanel 的秀呢，因为周迅是一定要去的，因为他是代言人，他总要最后要跟卡尔去打个招呼。但是那里的人呢多啊，那周迅那么小，是是，哎呦，然后他的人又怕事。 就是不愿意跟人家去争，人家一往前一涌，他就更往后。后来变成我就成了保镖，这几年基本上就是周迅的保镖，就是为了他，我要跑到后台去跟卡尔打个招呼，为了就是拽着周迅推着他，好嘛，当着泼盖别的人过去。卡尔，哎，记得小周吧，打个招呼吧，小周过来，呃，就是这样子，因为他不然的话，确实是那你就开始理解他们在这种国际场合吧，嗯，还是。 还是需要点这个，是。可是你刚才说到一件事，我觉得很有意思。说到这个明星，也许他本来不一定有太特殊的形象，又或许他本来形象不一定太是这个品牌的那个定调，但是跟他合作之后被他改变。 那我反过来在想，那品牌在想什么呢？因为一般品牌在选人的时候，他难道想的不是说应该找一个适合自己品牌方向的人吗？你说的对，理想的世界，他要找一个最适合品牌形象的人，呃，然后呢，这个人还特别好合作，要价还不要太高，这是理想世界。但是呢，现实……接着为您播出《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